什么？你听江婷说的？吕局不知道。哦，这倒不是，只是我看他们有个黑桃 K，又有个方片 J，推敲一下，在网上出个梅花 A 也很正常。我们对黑桃 K 贩毒集团的内幕知之甚少。如果江婷曾经对你提起过任何有关黑桃 K 的事情，一定要立刻反映给局里。 因为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和线索，可能除了他之外，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明白了吗？我明白，李局。公安部下达的这个消息，不宜扩散，你要注意保密纪律。另外，你是公安系统里。 唯一一个与方片 J 正面交手两次，却还能生还的警察，他们可能会非常想要你的命，自己多当心。你先回去吧。嗯，李局，你相信江婷吗？你问我这个没有用，严西。 我还是那句话，警察，警察，警在先，查在后。我们只看证据。啊！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声音气球联合出品。 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三季第八集。哎，呦，严哥，马强，我要出国外勤，下午不来了，你帮关队里说一声啊。哎，严哥，哎。 为什么现在出外勤都只带韩小梅不带我？我哪儿比不上那丫头了？我还是你的贴心小棉袄呢吗？我，小小马哥，韩小梅，燕哥，去去去，再这样小心路过人揍你啊！把他给我拎回支队去。是，燕哥，走吧，小马哥啊。燕哥，燕哥，小马哥，别抛弃我呀，燕哥，燕哥。 哎呀，别演了，严队都走了。严队出外勤，下午不来了。你跟队里说一声，我下午也不来了。啊？哎，你干什么去啊？跟隔壁禁毒支队联合执行任务，走了。 在家干嘛呢？睡觉。啊，睡觉好。上次复查，医生不是说你应该多静养吗？对大脑里的淤血有好处。哎，你今天锻炼了没有？没，没精神。怎么？是因为我这个私教不在家吗？ 你去趟茶水间，嗯，我在那儿放了个好东西给你，什么东西啊？打开柜子看看，老同星茶饼，你怎么又拆了一块？上次我要煮茶叶蛋，就拆了一块。嗨，茶不就是让人喝的吗？放着又不会生小茶饼。 人真是，江婷。嗯。以后别回公州了，来建宁呗。挂个职，在警察学院，没事帮市区看看现场，跑跑腿啥的。异地婚姻难以维系，建宁工资高，物价低，温暖湿润，空气好，你说是不是？是。抽空再去个国外办个婚宴，把我们家里人都请上，你说怎么样？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行不行？嗯，问你话呢。 <laughs> 行行行，办个满汉全席。那你可算答应了啊！我记住了。我答应了。哎，但那个茶饼你不能再拆第三块了，就留着他们生小茶饼吧。哼， <laughs> 就你事儿多。你这是上哪去？啊？去个现场，离市区有点远，今晚不回来了。 你好好吃饭，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啊。好。喂，雅队。喂，老秦，我正在去公州的路上，到了以后通知你。雅致园小区门口见。 林队，老齐，是这儿吧？呃，对，这个门进去，正好就是六区 B 栋，那 A 栋应该不远，找找吧。走。哎呀，江队以前怎么住在这个鬼地方？汪新叶在这里的一区 B 栋里跳的楼，那栋楼的七零一又不清不楚的。 他的时候还被内网留了警号记录。哎呀，这能耐，我真是彻底洗不干净了。哼， <laughs> 所以当初你为什么要偷卖白货呢？哎，我嗯，六区 C 栋，咱们方向走错了。哎，B 栋往这边走是 C 栋，但往那边走，过了草地就是围墙啊。 没楼了，A 栋呢？我问问。哎，你好，请问一下，这边六区 A 栋在哪里？A 栋？我们这六区没有 A 栋，就 B 跟 C 两座楼啊？怎么可能没有？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要不你去问问物业。哦，谢谢啊。啊，没事儿，没事儿。老七。 打电话给吴野。啊，好。喂，我是派出所户籍科，想查一下你们这儿六区 A 栋的位置。啊，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配合。怎么说？啊，物业说了，当初开发的时候就没栋，说是。 施工的时候挖出了几口棺材，老板觉得煞气太重，就改做公共绿地了。嘿，你看这江江队编地址的时候，还真挺不讲究的。没有人去运动，那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地址？他到底住在哪里？七零一，一区 B 栋七零一。哎哎哎！哎，严队。 那儿不能去啊！哎，呀，那可是有二十四小时监控的，你这么闯过去，是想找死吗？让开！让开！你不行，让开！我不能让你去，你这是想把我也给弄死呀？你让开！喂，李局，秦川跑了！什么？押解车刚开出看守所，路边上几辆汽车就同时发生了爆炸。 然后一伙摩托车骑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给抢走了。哎，当时你们支队的马翔就在附近。嫌疑人一会儿就要被押送到城里去了，你们不是不知道纪律，我这……明白明白。来来，抽根烟。你看，我跟这几个缉毒科的兄弟就是来看看，说几句话，告个别就走，绝不给你添麻烦。哎哎，他们来了，天哥。哎。 哎，你一定是被冤枉的，对不对？是啊，秦队，我不相信你会干出这种事儿，你快告诉我们是不是啊？不是，秦哥，马翔，你跟严邪说，算了。秦队，我不相信，秦队，你告诉我，你就是被冤枉的，我们一定帮你翻。案。回去。 事情都是我做的，都是为了钱，没别的。老子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你们这一张张傻脸，滚回去！吧！不是，哎，嫌疑犯要参加检车了，不能再往前走啊，秦哥！哎，别过去了，听我的，你要真想为秦哥好，就劝他多多配合交代，尽量立功，也好，也好。啰嗦死了，说了不想看见你们，我要上车了，滚远点。 你们这管理也太松了吧！他们几个想进来就进来了。哼！问你们话呢，押送流程规范都做到了吗？啊，你，防弹衣穿好了没？问那么多干嘛？提醒你一下吧。喂，帮个忙呗。你想干什么？麻烦，帮我把眼镜摘了。 老带着，不太舒服。 将离得远，没有受伤。对方真是要救秦川，难道不是要杀他吗？市局就没想过犯罪分子打算强行灭口的可能性吗？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了。不过，根据案发时车内狱警的口述，以及爆炸前秦川让前同事站远点的举动，我们更倾向于他早就知道会有人劫狱。 秦川作为我局掌握大量内部机密的副支队长，竟然落到了毒贩手里，这是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必须立刻做好应对。我明白，我这就回刑侦支队。不，我需要你出差。啊！秦川交代了滕文燕的埋尸地，在 S 省通山地区的森林保护区里。你现在就过去，我会安排小狗带法医和痕检跟上。 确认尸体后，立刻给我回信。至于刑侦支队那边，余队和老魏暂时撑一撑没问题。可，可是，你到底想可是什么？秦川曾经对江婷下过杀手，如果他跟黑桃 K 的人都在建宁，我担心。没关系，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你家了。可如果我不亲自回来的话……你不用回来，我亲自去。 就这么说定了，雷局。这是跟谁打电话的？严邪。嗯，他又闯祸了。至于组织安排了是不是？这死小子，秦川出事以后，我就立刻跟他说要有分寸、有界限，但他还是……嗨，严邪的心呐，到底是太软了。老魏。 老于，咱们这几把老骨头，能并肩到现在二三十年，谁都没有迷路，谁也没有走散。原来是这么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嘿，挺好，挺好。老吕，你这是？哎，没什么，我先走了。 谢谢。今晚回不去了，临时有事要出远门。哎，你吃了吗？吃的是吗？煲了个汤，一会儿泡饭吃。你呢？哎，火车上泡着面呢，天又冷，泡不开。要是在家里多好啊，想你煲的大骨头汤了。回来喝。 让你现在就回家，真挺想的。 李局，秦川越狱了。我早就提醒过你们要防着他越狱。现在人跑了，守我有什么用？你的人在外面晃了一下午了，难道我能把他抓回来？ <laughs> 这话就是谦虚了。你江队长要真想做什么事儿，难道还做不成？ <laughs> 哦，对了对了，严邪他临时要出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关于警局，不用编了，不想知道。 <laughs> 好，好，那就好。其实理由啊，我还没来得及想呢。所以，所以现在能请我进去聊聊吗，江队长？请进吧。对了，茶是我的，汤是严邪的，没东西招待你。 见谅。 在找。你说咱们国家这么大，像滕文燕这样的高风险不稳定流动人口又那么多，要是哪个犯罪分子杀了人之后把尸体一抛，只要十年八年没人供出来，是不是就永远找不到了？怎么会？再不稳定的流动人口也总有社会联系，只要留下过蛛丝马迹，失踪就必然会有人发现。 真正毫无痕迹的犯罪是不存在的，只看警力投入到什么程度，以及刑侦技术发展到什么阶段罢了。有了有了，两具尸体，同志来了，点菜。小心小心，轻轻抬出来，铺勘察板。是。刑侦就位，一会儿先拍照。 一男一女，男性被害者头颅遭到击打，造成凹陷粉碎性骨折，同心圆中心点非常清晰，放射线之间没有交错，初步推断凶器应该是石头或者金属钝器，而且只有一次击打行为。来，帮把他翻个身。 直接致死原因是颅脑损伤，凶手击打颅骨之后，立刻将他推进坑里。唉，总之就是一击毙命，手法相当残忍。被害人生前身高大概是一米七二、一米七三。通过击打角度推算，凶手的身高应该是……嗯，不到一米八五，八十公斤左右，是个罕见的双手同理者。嗯，你怎么知道？ 我不仅知道，还跟他交过三次手。哎，怎么了？女性死者眉心中弹，一枪毙命，很干净，太干净了，全身都没有明显损伤，像是被小心运到坑底，轻轻的平放在地面上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情感指向。 凶手的心态很怪异啊，一点都不怪异。对黑桃 K 来说，被行刑的男性形象投射了那个被他厌恶、后悔和希望消灭的自己，而行刑者则是少年时代江婷的替身。可他为什么会选中藤文燕呢？只有小学文化的洗头妹，在哪一点上重合了黑桃 K 心中江婷的形象？ 怎么样，老爷？现在怎么说啊？哦，你在痕姐在周围找找，还有没有线索？我给局里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好。喂，我严喜。严副支队，啊，你好，李局现在不在。不在？他是去开会了吗？ 没事，我待会儿再打吧。 <clears throat> 怎么回事？总觉得有点不安心。 <sniffs> 江婷，给他发个短信。你醒了吗？吃了什么？老爷，有发现，来了。 什么发现？矿泉水瓶。果然啊，凶案惯犯的签名也许会迟到，但不会不到。哎，快两个人把尸骨抬上去。是，好。等下山了再做进一步尸检吧。等等，别动！呃，老爷，怎么了？把它翻过来。 背部朝上，快！是好。滕文艳的汗衫跟江婷在孤儿院穿过又被阿杰留在犯罪现场的血衣一模一样。你怎么了，老严？有发现？哦，我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们先忙。行，有什么发现告诉我啊。好。江婷的。 还是先打给马翔吧。喂，马翔，帮我查查二十年前 S 省通山地区附近是否有孤儿院。查到后，把详细地址发给我。江婷，你知道滕文燕跟你出身同一孤儿院吗？ 当年跟黑桃 K 一起被绑架的地方，那个孤儿院，你还能回忆起多少？老头老头你手机响了。说多少次了？投之后要加儿化音。喂，啊，魏局，你一个人吗？严雪在不在你身边？在呢，我去叫他。 啊！ <sighs> 你给我听好了，我下面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许告诉严谢。在回市局之前，什么都别让他知道。呃，是。我现在在医院里，吕局出事了。吕局？吕局是在严谢家小区附近遭到袭击，直到今天凌晨才被环卫工人发现报警。我们所有人都在医院。 这局才刚刚脱离危险，谁谁干的？ 江平，我本来是想去找严邪的，走到小区附近，发现有可疑分子出没，似乎是，在偷窥监视他家那栋楼，我就立刻隐蔽起来，尾随一阵后，发现偷窥的人。 竟然是三年前，以死杀害了我的老战友岳广平，已经被公州认定为牺牲了的江婷。而且，而且他还有同党接应，我刚想呼叫救援就被他发现了，剧组中还被捅了一刀。 不用了，吕局，您这说的什么话？您智勇双全，谁不知道？对方是跟毒贩勾结，凶残狡猾至极的警界败类，理应由我们将他绳之以法，为您报仇才对。哎，吕局，我们不打扰您休息了。专案组会跟公州合作，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江婷。您要是想起来更多线索的话。 就让人打个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laughs> 好，辛苦你们从省厅过来跑一趟了，老于，送送他们。好，哎，不用不用，余队，您和魏局陪着吕局吧，啊。 老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不相信你对省厅那帮人扯的那番话。唉， <sighs> 是啊，漏洞也太多了。嗯，是啊，都同事二三十年了，我也不瞒着你们，就直说了吧。我不是在严邪家附近遇到江婷的，而是知道她就在严邪家。 所以去专门拜访，想策反他的。你说什么？策反？ <laughs> 你俩也别急，听我说。对于策反江亭这件事情，我考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只是碍于机密，所以没跟你们商量。 江婷呢，在暗中参与我们建宁市局的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实不相瞒呐，如果不是他的话，秦川也没那么容易就暴露出来。秦川？对，秦川去年假借严邪的名义给老方送了一瓶有毒的药酒，前阵子又给严邪投毒，并利用他和老方的矛盾转移了警方的注意力。 <laughs> 我调查到线索之后啊，去了一趟秦川家，结果正好碰上了江婷也在，我们就联手把秦川给抓住了。这么多事您都没告诉我们呀？经 <laughs> 过了这件事情啊，考虑到江婷的立场和行为方式，我觉得。 可以冒险一搏，因此昨天晚上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彻底投靠警方，同时呢，假装黑警，成为我们定入黑桃 K 犯罪集团的一根钉子。反间计，叫我假装对黑桃 K 投诚，深入到贩毒集团内部，冒着生命危险与警方里应外合。 是的，确实要冒着生命危险，但对你来说，却是最好的出路。可是我为什么要替警方卖命呢？因为你现在还活着，而且这个秘密已经不止一两个人知道了。替警方卖命，至少还有留着一条命回来的可能。但如果被警方抓住的话呢？ 塑料厂爆炸那十多名缉毒警察，你的种种行径，足够判死刑了吧？你还想光明正大的出现在阳光下吗？你想背负着死人的名义，缩在阴沟里活一辈子吗？江婷，严邪现在不再见你，我只要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今天甚至走不出这座小区。 如果你被警察抓住，我保证，黑桃 K 不论再制造多少次爆炸，都不可能把你从看守所里接出来。我不能答应你，有两点原因。第一，黑桃 K 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也绝不会相信我愿意向他投诚。至于第二。 是主观因素，尚能推脱的话。第二点就是我当真万万没想到，也绝不可能想到的了。当他， <coughs> 当他说出这句话，我就意识到，自己来策反是多么愚蠢，因为他确实不可能跟警方合作，也永远不会跟警方站在同一阵营里。 山县永康村本来就偏远，严总、秦秘书，你们大老远的亲自来一趟我们孤儿院，太不容易了。 <laughs> 哎，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公司既然在 S 省投入定点扶贫，那我们也有义务督促每笔资金和任务的落实嘛。哎，你们孤儿院听说已经办了很多年了。是啊，这个环境呢，你也看到了，真的特别困难。 国家财政可不好吃啊！哎，呃，那个严总啊，您看那个呃捐款的事儿，哦，就按县人大批的数字办，回头我再再多补百分之五十，赶在年前把宿舍修修，不然孩子们太冷了。哎呦，那我替孩子们谢谢您了，严总，哎呦，真是太谢谢了。嗨，哎，像你们这样的机构。 孩子进来和出去的时候，都是有记录的，对吧？啊，对对，那肯定有。我们是这儿唯一的福利院，已经办了好几十年了。那能给我看看吗？啊，看什么？啊，相册资料、文书记录、儿童档案等等。我只要八九十年代之间的部分。啊，实不相瞒，我夫人小时候就曾经在 S 省的孤儿院里待过几年，后来被领养出去了。我这次定点捐助呢？ 就是想从当年领养信息中，找到他亲生父母的线索，帮他完成夙愿。哦哦，好的好的。哎呦，我们这边啊，地方小，我这个办公室也兼做档案室。 有了，哎，哎，严总啊，都在这儿了，哎，谢谢。这个孩子啊，福利院里头有这么大的男孩子？ 哦，啊对对，可能是先天有点病，所以没人愿意领养，或者刚被送来不久，还没来得及出去。有记忆的大孩子可不容易找人家，要是两三岁、四五岁的话，那就容易的多了。那他后来被领养了吗？哎，我是七八年前才过来的，这有当年的领养登记和领养照片，嗯，不过可能不太完整啊。 客观原因吧，以前管理不太规范。哦，九月十八号被领养儿童江铁。照片里这三个人，大人旁边两个男孩，这个是江铁，另一个是二十多年前的黑桃 K。 根本没有说出完整的实情。也希，你去过那个孤儿院了吧？ 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吧？我问你，你就说实话了吗？真是岳广平把一零零九的行动部署告诉了你？不，岳广平至死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 送别多少英雄，总会有人去歌颂。每一场干夜争锋，由我生死与共。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并肩的人踏进漫天雪海中，为破灭出生。 勋章的红，逆风向前的人，无上光荣。再转身太匆匆，没有谁与世无争，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遍寻千山和万水，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此生。 长路相随，无怨无悔。那一片城市天空，云涛不断翻涌，昼夜不分，晨昏，未免伤恶难懂。陌生的城，送别多少英雄，总会有人去歌颂。每一场干夜争锋，有我生死与共。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口一生，并肩的人，踏尽漫天。 痛，前路如虹，纵然血浪翻涌，越是微笑越从容。交织着黑色的梦，也曾无动于衷，撕裂的魂重新拼凑才算完整。风雨过后，为不穿透了云层？晨阳出。